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十八集。石珠、贺铃兰早在秘境中的时候就分配好了，此刻他们道了别，就可以分道扬镳。叶子南临走时，郑重的送给洛寒一块灵雨令牌。 洛寒迟疑，这是，这是我们朱雀族的令牌，用来酬谢贵宾。你们拿着这块令牌之后，去鸟族名下的产业全部打六折。若有困难，你就和当地掌柜留话，我必亲力相助。叶子楠说的郑重，鸟族人少，战斗力也不强，可是最重感情。大部分鸟族终身都只有一个伴侣，伴侣死后不饮不食，直到自己也啼血而亡。 鸟族对爱人如此，对朋友也是如此。叶子楠态度十分认真，他虽然浪荡，但是重情重义。他知道这次自己能拿到两株鹤铃兰，全靠洛寒，内心里早把洛寒和林清霄视为值得结交的好友。一旦被朱雀认为好友，那之后无论赴汤还是蹈火，都只是洛寒一句话的事情。洛寒并不是仙界本地人。 不知道灵羽令牌代表着什么，他征求性地看向林青霄，林青霄轻轻点了点头，他才放心接过。好，多谢。不提叶子楠的承诺，仅说所有鸟族名下的产业打六折，光这一点，这份礼就够大了。叶子楠再次拱手，这次难得，林青霄也主动和他道别。多谢，路上当心。 叶子南颇有些受宠若惊，果然他的感觉是对的，令牌送给洛寒比较有用。他们三人都不是拖泥带水的人，今日一别，日后自有相见的机会。叶子南都转身飞出一段路，就忍不住停下来，欲言又止。你们也是，贺林兰非同小可，千万不要被人知道你们手里有八主，以及这段时间小心。 洛寒以为只是普通的提醒，他应下，笑着对叶子楠挥手，而林清霄却听懂了，叶子楠说的是当心林崇玉的报复。林崇玉是林显红的爱子，素仪芳、白灵鸾豁出性命相护的命根子，如今却被林清霄斩断了手，他们能饶了他才怪呢。林清霄不怎么在意。 和叶子楠道别后，洛寒和林青霄也另找了个僻静之地炼化鹤灵丹。足足八株鹤灵兰，便是鹤灵兰可以卖到天价，洛寒也不敢出手了。反正他不缺钱，浪费就浪费一点，全用了吧。洛寒本意是让林青霄把八株全部解决，林青霄不肯，硬是留下四株给他。其实洛寒不修炼灵力，他要鹤灵兰完全没用。 奈何林清霄这个人认死理儿，死活不听，洛寒只能由着他去。他们找了个深山老林，设下重重阵法禁制。林清霄再三确定一切都万无一失后，才入定开始炼化灵药。等林清霄入定后，原本被安排被法诀的洛寒不知不觉放了松。他先是觉得坐着太累，从储物空间里拿出靠垫。 后来又拿出灵果，最后干脆整个人都躺到软垫上了。别看他躺着，其实他的心依然在好好学习。林青霄醒来时就看到这样一幅场景：洛寒躺在软榻上，头发散落，好几缕都垂到地面上。他的身上盖着一半毯子，手里还握着一支玉简，将落未落，显然已经睡熟了。 他让洛寒趁这几天好好熟悉法诀，他就是这样熟悉的。洛寒这一觉睡得十分踏实，连梦都没有。他后面觉得有些冷，动了动身体，一下子醒来了。洛寒迷迷糊糊爬起来，看到林清霄还在原来的位置打坐，他双目闭合，面容如玉，五官清冷，整个人连位置都没有动过，越发像是一尊玉雕。 洛寒以为他还没有炼化完，在榻上用力伸了个懒腰，然后重重跌回美人榻。他这几天反复练习如何睡一整天，躺得他脖子难受。洛寒索性躺到美人榻边缘，然后把头倒栽下去，活动僵硬的脖梗。早已醒来，而且是重度强迫症和极度完美主义者的林清霄看着实在是忍无可忍，开口道：“坐好。” 洛寒被吓了一跳，险些栽到美人榻下。他惊恐地爬起身，发现林青霄已经睁开了眼睛，无奈地看着他。洛寒整个人顿时萎了下去。他默默整理好裙子，乖巧正坐在榻上。你什么时候醒来的？不过说一声呢吗？林青霄没有说时间，而是问：“我闭关炼化鹤铃兰足有十五日，这几日……” 你的法诀背的怎么样了？一醒来就问学习，洛涵真的头都大了。 <sighs> 我有在用心学，至于学的怎么样，不敢保证。林青霄抽查了几个法诀，洛涵倒是可以背下来，但是难免磕巴，离林青霄预想的倒背如流还差很远。林青霄无奈说：“你背的太慢了。” 对战时，你这样的速度根本念不完法诀。你再继续背，一直要背到无需思考才行。洛寒勉强保持着微笑，见林青霄一本正经，毫无开玩笑的意思，只能忍着心痛拿起玉简重新背诵。洛寒背了一会儿，身体慢慢放松，斜斜倚在榻上。林青霄看了一眼，又看了一眼，最后忍不住提醒道。 坐端正，修炼要有修炼的样子，歪歪扭扭成何体统？洛寒惊讶地看向自己的双腿，我坐的不端正吗？我只不过靠在了扶手上而已。洛寒被迫换成小学生坐姿，他又忍了一会儿，实在背不下去了。我们什么时候走啊？苍天呐，他已经在深山老林里关了半个月了。第一天的时候。 他觉得山林中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，还没有俗物打扰，简直就是梦想中的隐居生活。第二天的时候，他略微感到一丝丝无聊；等第三天时，他已经疯了一样想吃、想喝、想回到浑浊庸俗的俗世。他不配过高雅的隐居生活。可是林青霄闭关前设定了结界。 洛寒只能在结界范围内散散步、吹吹风，更远的地方是去不了的。如果林清霄在还好，他至少可以强行和他说话。现在林清霄闭关，洛寒被迫自闭了半个月。他第十天的时候都拉着花花草草说话了，再不出去，他真的疯了。林清霄依然稳稳当当地坐着修炼，平静地回了他一句：“等你把所有法诀融会贯通。” 倒背如流，洛寒默默抽了口凉气。林清霄他真的是个人吗？洛寒扔下玉简，憋屈到极致，连生死都看淡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出去。林清霄感觉到洛寒的情绪波动特别大，他无奈睁开眼说：“可是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。”修炼重要还是我重要？洛寒激动了，说。 我足足半个月没有和人说话，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，我都要憋出心理问题了。才十五天而已。林清霄觉得奇怪，修行几百年闭关都是断的，你现在闭关半个月就受不了以后怎么办？闭关几百年？洛寒光想到一百年不出门、不说话、不见阳光，就隐隐感到窒息。怪不得林清霄性格这么冷。 原来是这样关出来的。洛寒心想，反正他已经丢人了，索性破罐子破摔，躺在美人榻上，一副死鱼模样。我不管，我现在就要去城镇里吃东西，我快死了。林清霄皱眉，加重语气斥道：“不许狂言！”洛寒一时不慎带出了现代的口头禅，他在现代习惯了，不觉得这有什么，可是，在林清霄听来就很不祥。 仙界的人注重因果，认为万言有灵。一个人作画或者遇险前，冥冥中是能感受到天机的，所以仙界很忌讳说生死。洛涵闭嘴，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很不妥，但他不好意思认错，依然赖在榻上撒泼耍赖。不行，我就要出去。林青霄对他这种行径感到无奈，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。 他自己定了计划，就一定能完成。其他师兄师妹也没人敢和他这样。林清霄无可奈何说道：“我会带你走，但是必须先完成计划。”洛寒躺在榻上不动，两人僵持片刻，最后是林清霄输了。好吧，暂时推迟一次。洛寒噌的一声坐起来，丝毫不见方才的虚弱模样。 林青霄十分无语，微微加重了语气，重申道：“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洛寒自然信誓旦旦，一口应下。得知可以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后，洛寒简直是跳起来收拾啊！他飞快的把抱枕、软垫、书简等扔回储物空间。林青霄看着洛寒粗暴的将细毯团成一团，然后塞回去的动作。 忍耐地避开眼睛，洛寒一边飞快收拾随身物品，一边感慨：“储物空间实在太好用了。如果有一天只能从修仙界带一样东西回现代，洛寒一定带储物空间，简直是居家旅行必备呀。”洛寒祸害了一地，可是林清霄的私人物品却很少，基本站起来就能走。林清霄站在外面等他。 洛寒收拾妥当后，两人一起往外走。林清霄在外面布了重重结界和阵法，杀阵、迷阵、套阵，层层嵌套。果然，这两天别说活物，连只苍蝇都没有飞进来。林清霄一层层取消阵法，洛寒站在旁边看着，叹为观止。你连阵法都精通？皮毛罢了。皮毛？洛寒听着仙界学神的谦虚，感到牙酸。 等最后一个阵法取消后，林青霄挥袖，罩在外面的禁制取消，瞬间，鸟声虫鸣仿佛冲破了什么屏障，一起涌入。洛涵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闻到了自由的味道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